锵锵三人行，我现在很希望跟记者聊聊天啊！你看，三联生活周刊的李晶记者啊，今天我们还请来这个袁玲老师。袁玲老师呢，这个也是做过很多深度的调查报道，而且现在是博客天下的资深主笔啊。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好，你还是个诗人，出版过诗集，名字叫《石头凭什么呼吸》。 <laughs> 这些诗人，但是他有意思的是啊，呃，我我注意到袁老师你的很多报道也是我曾经关心过的一个课题，比如说北京 SARS 后患者骨坏死的调查，嗯，就是当时的这个激素啊用的太多了，对，后来引发的这个后遗症，现在是他们的境况，对，嗯，你做的这个调查是不是还还引起了一些什么动静？对，当时就是因为是那个。 嗯，他还没有披露，就是这个这些人呢，就是他的症状也显现了，但是当时这个公共媒体不让报道。什么症状？呃，就是这个行走困难，然后关节塌陷，就是这个出现多种，比如肺部啊、这个眼睛啊这种后遗症，主要的就是关节塌陷，呃，行走疼痛非常困难。 但是这个这个事实当时是这个呃不让在这个呃公开的媒体上披露，因为当时就是非典就是比较顺利的这么一个结束了，就不好不好这个披露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人也得不到相应的救护，这个问题比较大，就是得不到治疗。所以当时去采访，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清华大学上学，然后骑个自行车到处去找的一些人，非常艰难。 呃，我记得就是为了找到当找到患者，这是个死命令，必须找到患者。但当时患者基本上都是被藏起来的。患者，患者，对对，必须找到患者。我记得最后最后才用了一个多月，到了最后是终于这个在一个民营医院里。 公立医院也找不着，但这个这个有这家民营医院恰巧被纳入到这个研究怎么治疗这个骨骨骨折这个行列，他有一点想招揽市场的意思，所以最后他答应了，才见到了患者。我这稿子出不来了，这个《新京报》创刊的第一篇稿，第一篇深度深度稿。所以说呢，就是由你来给我们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很合适，因为什么呢？哎，就最近这个天灾人祸呀，简直是这个集束炸弹一样的发生。 我真觉得有点这个五迷三道的，就二零一四是个什么年景啊？而且几乎就是你觉得这个惊天动地的这个事情啊，几乎是在很短的几天之内，你看每天刷新一次，每天刷新啊，这云南的这个地震死亡人数一直在在在增加，对吧？昆山的这个爆炸爆炸。 我听说昆山爆炸，这个台商这次知道厉害了。那个头啊，董事、老板是台湾人呢，给那个警察问话，当时就瘫在那儿了。都都都，他他吓。事儿太大了。事儿太大了。死了多少人了？对呀，对呀。所以，啊，你说台湾高雄，高雄不也炸了？哎，这这这，现在怎么老是这样，这么多这种事儿呢？还有前一段连续几次空难，现在都感觉挺挺遥远的了。对呀，对呀。对。 李晶，你是去过这个地震的地方？这一次地震的那个呃叫鲁甸县，然后它的上一级的那个城市叫昭通市。然后我是两年前有一个九月七号有一个彝良，你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吧？当时也是很大的一件事儿，当时叫彝良地震，当时是五点几级，但是也死了一些人。然后那个昭通呢是在云南，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扁形的那个地图，你我不知道你们，它实际上是在那个。 就是拐进东北的那多出来那么一块一个地方，其实这个昭通，我我二零一二年第一次去，但是我之前就知道，你知道他是谁的家乡吗？啊，很有名的两任云南王，龙龙云和卢汉，他们两个人的家乡。哦，嗯，所以我之前呢是写过，因为我写过卢汉，我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我真的到那地方，我你之前写云南王的家乡不应该很差。 等到了之后，人发现就是还是比较落后。它因为还是山区，所以人呢就是整整体的那个物质发展水平还是差。然后宜良那个两年前，我看这个宜良是在这个昭通市的北边，这次鲁甸县呢是在它的南边。但是可能从大的地方来讲，还是还是应该是一个一个地震板块上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天灾人祸，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些东西我没法避免啊。就是你看这个地震这种事情，因为现在我们人类能预测的。 你你也达不到那么准，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怎么说呢？就把那个灾难程度是可以降低的。比如说，比如说，我说你你说这个这个云南和四川的，明显是在地震板块上，你那个房子为什么还是那么不经震啊？你看这次我们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到一个新闻，说两百年前的一个呃一个寺院吧，两百年前的一点事儿没有吧？我我注意到对。那你看这些房子震得稀里哗啦的。 而且它这次除了除了是地震之外，还有一很大一部分是滑坡，山体滑坡。实际上我当时去就是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是当时地震那个路，我们走到在震区里面，那是不断的遭遇塌方，那真的是触目惊心。因为你车前面就是一块大大的石头，你要想那个大石头砸你车上，你逃都没地方逃，特别大，因为那山啊。 山被震下来了，就是被被震裂了，那个大石头不断的滚，所以很多就当时伊良地震，我这次我不知道他统计，那时候很多人是在山路上，你比如骑自行车不是骑骑摩托车，就是突然被飞石给砸死的，所以我就想，就比如说这个山体为什么它那么容易滑坡？我当时去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种运矿石啊，运什么那个车来来往往，来来往往，你就觉得个这个山啊和这个地区真的是太脆弱了。 所以这次我还不知道，就是到底是。这你说这想法，这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个嘉宾，这汪永晨，他是那种很激进的环保 NGO。嗯。他当然，你现在讲这个问题，我们得说没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充分根据。拿不拿不出证据。可是他们这些激进的这种环保 NGO 呢，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云南那个地方修这个水电站大坝太多了。 我就记得当时他在我们这儿做节目，经常说啊，他说这个有引起地震的可能，当然这个就是不能够作为一个一个一个科学的推论了，还，但我不知道你你有去那地方采访过吗？我去这个就是云南就是西南地区这个水电站，这个我是关心这个题材，就是我我当时就我自己做过，我也鼓动其他人做过这个题。 就是这个水电站的这个梯，尤其是梯级开发，因为这次这个地震的发生的地点距那个香格巴和西洛渡是非常的近的，呃，这次都是两个超大型的电站。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水电站，就是这次从这个灾害的报道看到，就是这个堰塞湖的下游有大量的电站。那么这些电站，我知道汪永成他们是反的是反坝人士，他们是反对的建坝。但建坝的另一面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他为了修水电站，他会修很多路。 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矿石路一样，这个路是会把山体它把造成一个不稳定的，因为它打开一个豁口。另外就是水电站，有一种是引水式电站，会利用自然的落差发电。这样要在山里面打洞，那这个打了洞之后，这个山体的稳定性也结构也就被破坏了。嗯。所以就我是感觉，就是老百姓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在山里面住了就是几千年。如果这个地方本来就很危险，那以往应该是会有改变的。但是现在的现在的环境变化之后，他们来不及适应，所以他们这个住了很多年的这种房子，现在。 它随着这个结构的变化，那么山体的滑滑坡，就是它可能房子本身还没有倒，但是下面的地壳一移动，它自然也就倒下来了。嗯，另外一就是泥石流下来把村庄整个掩埋。嗯，所以这个这个里面，你就说是不是我们老百姓是很愚昧？ 我觉得也不单是这个原因，还是也是跟跟那个地质，就是跟地质这个变化有。关。另外啊，对不起，要打断一下。另外就是说，咱们也说，哎，你为什么不把房子加固？我今天早上刚刚看报纸，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我们是觉得你盖个房子花个两三万块钱，把房子加固一点嘛，有什么难的？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就是那个鲁甸县这个地方，你知道年人均年收入是多少钱吗？嗯，四千。啊，还 一年才四千，对呀，然后他盖个房子两万，是他五年不吃不喝五年才能盖上一个稍微稍微，呃，就是叫什么稳定性好一点的房子。所以你说，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那个园林一样，我们都是跑就是跑基层的，那个那个底层的这个。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老百姓他就是叫什么听天由命，他没有办法。你就觉得你为什么不搬出来啊？ 他没有办法，你一个大山里面，我们当时就记得我是去那个昭通的时候，你看山里面还住着那么多人呢，他们我就觉得真的就是都料不到，就是那么更深的地方还有人，就是你到山里面的感觉。但是就是除了他们的收收入低之外，我相信这个收入低啊，不一定真的是就有那么低，因为打工经济会有一部分。 但是他们那个地方一般来说，你要去运材料上去，运到那里会变得非常的贵。你如果在一个县城里的材料价格，跟一个省城的价格，跟北京的价格，到那里甚至是倒挂似的。你以为他们应该更便宜，可是他们会更贵。所以说这个你要到一个山上去打地圈梁、建支柱，然后造一个房子，这个是非常的难的。而且就是当地不是有一个说是有一个政策，就是补一万块钱，就是在二零一零年这次发生过一次地震之后，他们有这么一个政策。 可是，一万块钱，我在想，它能不能顺利的补到老百姓手里？这是一个，这个程序有多繁杂。第二个，一万块钱能顶多大事儿？因为那里就说那里建一个楼房，还是要十几万块钱。嗯。那这个十几万块钱，又要在山上建，还没有那么多的劳力，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都是老弱病残，想改造一个房子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实。所以，当然你说说关于说什么民族性啊，就是一个也是个很虚妄的概念。但是我听过一种说，哎，中国有一种民族性叫。 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见棺材不落泪。可是，其实我觉得你们看，你们在第一线看到的，我觉得有更复杂的情况。就是过去我们老以为，比如说日本，我们一举例子就说那也是个多灾的国家。然后他既然知道我们经常会遭受这种啊，那就等于是全日本规模的居民住房重新标准化等等，怎么样建各种各样的防灾减灾的工程？可是，呃，虽然我们过去有过地震。 在西南啊，但是其实我想想啊，这个其实是不大可能的。说啊，上次闹过大地震，那难道真的在这几年之间，我们有本事把那个地方全部居民的房子重新拆倒了，重新建？实际上这对中国人来说，你想想吧，从这个人情世故种种方面来说。 近乎不可能，所以其实就是等着下一次。嗯，你说是不是？汶川地震重建的时候，就虽然老百姓的房子说是这个用抗震这个标准来设计的，但是大多数都不是那个标准。另外就是这个老百姓得到这个新房子是有代价的，就是他原来的地是要置换的，就是用他原来老房子和他的地置换到一个新的所谓的抗震的住宅。但是在汶川地震两周年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调查，就当时有豆腐渣的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就这个，在这种大规模的重建过程当中，如果体制没有改善，你是不可能把一个地方就是经过一次赈灾，好像就完全可以改变过来。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可以看看最近这几起灾难啊的这这就是地震的现场了。嗯，再看呃，这是高雄，这是高雄，这是高雄，面都被掀起来了。啊，这是高雄，嗯，呃，昆山的啊，这是昆山的这个事故的现场。 咱们刚才还是说啊，说这个呃这个地震啊，我就发现媒体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感觉级数不算太过分的一个地震，死的人这么样的多？呃，有的官员讲啊，说是什么震震源浅呐，什么烈度大呀，这么一些原因。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还有别什么别的原因？这个不一直在说，包括汶川地震一直在追问校舍的质量。我不知道这次这个校舍。 还有没有人再去调查了 <laughs> 这个敏感词了？然后呢，呃，当时我记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现在可以拿出来说的一个比比较有趣的事情。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刘汉那个兄弟俩啊，死刑。那个当时汶川地震还有跟他们有关系，当时被作为正面典型宣传了。就是我记得当时报道很多，就是说震区唯一一个没有倒校舍没有倒，呃，师生没有伤亡的叫汉龙中学，是在哪一个城我就有点忘了，是是。 是德阳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在那个镇区里面，宣传他当时为什么说没有倒，就是因为是那个老板叫叫刘汉，他这个质量特别好。后来呢，我们当时还都觉得，哎，这样可以采访一下老板呀。那个他当时还比较正面，还是奥运的叫火炬手嘛，人家还当时比较风光。四年后就这样了，啊，六年后了，然后。 后来才知道，就因为当时刘汉是当地太有名的这个这个老大老大了，他盖的房子没人敢偷工减料，所以那那肯定是足砖足马的给他盖，所以那房子肯定是质量好的， <laughs> 所以老大有老大的好处是吧？没错，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人民是老大呀， <laughs> 但是但是人民太多了，所以这有的房子好，有的房子真是经不起一催呀。对啊，你去过那个地区是吧？ 我去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我是那个，当时我是一个小组长，就带了一队人去采访，因为因为主要是要照顾下面的人，我自己也采访了一些，但是就是确实也就到过这种现场，就好几好些地方。但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我记得我当时我们的我们的那个想法都集中在制度追问上，但是我发现就是这种灾难面前，制度追问其实往往是无力的，就追到后来是追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呃，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我有一个机会，就是跟跟两个志愿者一起，就是到一个最偏远的镇子上去抬死尸。当时我很想去，呃，那个地方就是最偏远，没有人去嘛，要坐直升机才能去，要抬一个周。呃，但是我给我领导请示，我领导就觉得这个事情跟我们的采访无关呀，他没有制度追问的因素。嗯。但是现在我看来，我我如果换了现在，我一定会去，因为我发现什么呢？就是在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制度追问只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人生命本身的这种关注，就这种经验不要让它变得麻木了。我觉得最近那个灾难的事情太多，灾难的体量太大，这样的话就一个迅速的覆盖到另一个。到后来就是，呃，我们最后剩下了一些，就是一些疑问，它就是我们我们剩下一些质疑，比如说泡面事件，质疑到后来你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好质疑的。那我们固然好像制度这块是有是有一定的意义，可是如果我们在这种灾难后面就是留下了没有人性的关怀，到最后一阵风风的过去了。 呃，包括 SaaS 也这样的，到后来大家都把它遗忘的话，我觉得就是灾难给我们的有一种教育，就被我们忽略了。这个袁老师啊，他写了一个书很有意思，就是叫呃，他一生中他自己经历的九十九次死亡，就是呃，甚至还有动物，是吧？对对，那就各种各样的人的，他见到过很多死亡的这个事件，他把它记录下来。那其中肯定很多是这个。 天灾人祸，天灾人祸。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一点呢，也让我自己想啊，就是这也真不怕说。就比如说，你说我们天天做节目，天天报新闻，天天做媒体的人，其实包括我自己啊，老实讲，我心里有一个人数标准，嗯，对吧？哎，平常说哪儿发生了地震或者哪儿发生灾难死了几个，其实一个一个，咱不怕说，一个新闻部的主编他就是这么想的，死了五个，那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可以嘻嘻哈哈。 死了十几个呢，要再报道一下，死了三十个以上，哎呦，这事儿这有点严重。死了一百个以上，那就得抒情了，对吧？等等，你其实你自己检讨反省一下，这是很冷酷的。对，有一个说，他他他他他，你是说他死一个人是吧？你像这次我就发现，你像这个埃博拉病毒这个，对对，他们就说那在非洲那个国家，尸体家里人扔街上都不不都不碰。 但是美国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留在危险的地方，所以美国是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你包括这次荷兰的那些那些遇难者，那个那个马航事件的，你看他们的那个那个举国哀悼的那个那个仪式，就是那个那种人的尊严，对，正好是荷兰，我就我我还想起一件事情，我是。 两年前去荷兰，然后呢，经历这么一件事情，我还跟正好跟荷兰一个同行还在讨论，我就跟他交流，我说这件事情我真是觉得有意思。我在去他们家去做客的路上，然后就突然发现前面警车滴滴滴，救护车滴滴，就是就好像觉得不知道出了大事儿，然后那个上面那个直升机也在同时在这儿在这儿航拍。 然后哎，我想这是赶上大事儿了，晚上赶紧看新闻吧。然后晚上新闻打开，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一个乘客在这个电车上突然晕倒了，心脏病发了，晕倒了。然后这个这个救护车，这个航拍。然后我就跟他讨论，我说你是觉得在中国当记者更有意思，还是在国外当记者有意思？他就说我们在国外看，当然知道在中国采访不容易，但是觉得有时候挺羡慕你们中国记者就。 每天都是大事儿，一出来，一出来那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说我们国家太没什么事情，包括在日本。哦，你看议员有一个前几天不是哭的都不都泣不成声了，后来一看是他多占了多少钱，合人民币二十万， <laughs> 就已经哭的都不成样子了。然后他们就说，你看，就是。 开个玩笑说，你看在中国当记者，你们天天赶上都是什么大事件？都是历史大事啊！对，今天一个这个咱们副军长不是副这个这个军委副主席，明天又是怎么样？一个比一个大。就跟他们相比，咱们都是战争记者的水 <laughs> <laughs> 日本人有，就是前些我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广岛的，就是那个不是说是这个呃呃八万人死亡了，而是说这个。 就是有一个人死掉了，就是一个一个人他死掉了八万次，就是他这么一种概念，一个人死了八万次，对对，他不是说是八万人死的，那我们现在中国好像只能用前一种标准，就说八万人死了，就是按您说的，而且这个数是不断的变动的，对，如果那段时间灾难多，几十人都不算事儿，它会往上走，嗯，我记得马航的时候，开始我们也很关心那个事情，我记得我在中山大学当时，呃，学生组织了一次还组织了一次活动说。 二马之变，就说我们为什么马航事件做的这么差，就是新闻媒体，而把这个马伊琍和文章的事儿做的这么深入，嗯， <laughs> 就是这个我们的媒体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当时大家感觉就是这种强烈的道德感还是非常强的，觉得你必须去关注这个马马航事件，不能去关注这个二马这种八卦。嗯。可是过了没多久，这个马航事件也就也就过去了，那种巨大的热情、巨大的道德的这样一种力量就不见了。嗯。然后大家关注的还是日常生活的事情。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诡异，就是我们，我觉得我们并不缺乏这种道德热情，也呃，甚至有时候这种道德压力是很大的。可是过，恰恰可能是因为这个，过来一旦你像汶川地震当时那么大的一种精神感召，可是过了不久就松弛下来了。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样一种过度紧张和过度松弛之间去来回呢？我觉得可能是可能是有一种制度的原因。可是要是今天这个辩论的话，也可以也可以辩辩，就是这个。 郭美美算八卦还是算天灾人祸？ <laughs> 这个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你呃专门研究这个死亡现象的，等于说见过了很多死亡。我还想起这个昆山，就跟这个云南同同同时，这个呃在车间里的这种安全事故的这种死者，你也有接触过，有接触过啊啊，你有什么感触？ 就说我们家乡有很多人，他是在外去打，外面打工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种生存的条件，就是安全基本上是顾不上。嗯，我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车上碰到一个小孩子，就是他就说他们在这个车上，他是粘那个皮鞋的，就是他是要戴着防毒面具去粘那个胶水的。可是他就这样一直时来如一日的工作。我们家乡有特别多的那那种尘肺患者，像这次昆山市，他是后来引起爆炸了。如果他不引起爆炸的话，他的危害就是。 漫长的隐性的就是尘肺尘肺病人，他因为爆炸了，大家看到的是显性的灾害。可是这种灾害是不管是它爆炸不爆炸，它都是存在的。那所以这个矿难，你不是一个矿难，如果它爆炸了，它或者塌了，当时会引起一些关注。可是如果它不爆炸也不塌，那它的后果就是尘肺。啊，我采访过大量的这样的，既有爆炸的，也有这个尘肺的。那你就说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像昆山这样子，发发生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就是感觉就是它即使是一个现实，又像是一个象征一样。 那这样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在我们中国就是说这个少一些，呃，那背后就是看见一个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台商啊过来了，他这种模式主导了当地，结果后果是这样的一个原始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种二元性的特征。可是要老实讲，台湾的这种减少工伤死亡人数的这个系统工程啊，做的比大陆做的好。对，当然他们认为他们跟英美还有距离。对。 但是已经比大陆好很多了。可是这同样的台商跑到大陆来，对，就这样啊。对，就是说到了我们这里，他受到了不同的因素的诱导，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又发现了人性。说人性也不一定是靠得住的，那制度更靠得住。那么，但是有时候我们光说制度，又发现说了很久很久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你反过头来，可能一些人性的记忆就更有意义。就像一个伟大的文化，它毁灭之后，你可能就是罗马帝国毁灭之后，你可能抢救不出来那个具体的这种。 比如说器物啊、建筑，甚至都毁了，甚至那时候做了很多这种法律啊，也毁掉了。就是当时的一些政治都完全过去了。可是你后来发现，就很久以后，你是那种文化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大灾难来说，除了这个，就是这个呃，现场的去对真相的调查、对事实的干预，我们也要对人性的关注。我一贯是这个态度。就是如果说我现在现场，我的第一任务是必须是挖掘真相，帮助这个当事人。 在这个做完之后，但是会有一些东西留在你心里，你需要，你你就是你你你这个忘不了，可能过了很，当时写不出来，你过了很多年写了。我我这次那个我写我写这个书里面，我没有收这个我在汶川地震里面写这种情节，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巨大的那个死亡经验，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化。 那要等到我消化了我才能写。像昆山这个也有类似的。李菁也是说，经常到大连去采访，说大连每年找。大连每年，大连不是石，你看不是中石油就中石化，每年都要爆炸一次。有一年城市就差点毁了，漫天大火。不夸张的讲，因为它那储存很多是那种那种化学气体，如果把那些引燃了，那整个城市就一点都不宽，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毒气室一样。所以当时说很多人都开始准备当天晚上开车跑了，往北边跑。 因为那个整个城市是下风向的，你那个毒气，就那很多那个易燃气体，一泄露之后呢，就一样，但是有一年我记得。